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呢，咱们说到库尔斯克大战结束，啊，苏联这一边呢是彻底夺回了战略主动权，从今往后仗要往哪打啊，那可就是老毛子说了算了啊。当然，这可不意味着仗会好打，德国人是绝不会束手待毙的。到了四三年的八月，是吧？苏军先后收复了奥廖尔和哈尔科夫，抹平了库尔斯克突出部。 库尔斯克北边的奥廖尔刚收复，苏军的眼睛呢就立马盯上了前方的斯摩林斯克。 四一年的时候，德国人在这儿取得大胜，一举俘虏三十万苏军。这次呢，负责夺回斯摩棱斯克的任务就交给了叶廖棉科上将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和索科洛夫斯基指挥的西方面军。叶廖棉科是这个老熟人了啊，但是呢，在苏军将领里呢，远远没有朱可夫、崔可夫、华西列夫斯基他们有名啊。前面咱们讲这个。 德军进攻的时候，叶廖延科曾经向斯大林吹牛逼，说打败古德里安这个流氓啊！结果呢，他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最终呢导致了基辅战役失败的惨剧啊！不过要说人呐，得知耻而后勇，叶廖缅科后来被降级为集团军司令啊，两次身负重伤。 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呢，被德国飞机轰炸，右腿、小腿两根骨头骨折。军医说呢，为了保命，咱得截肢。那叶老明科不干，命令军医强行接骨，打上石膏，躺在担架上指挥了二十多天战斗，是吧？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啊！斯大林格勒战役，他又临危受命，率部坚守孤城，立下不世之功。现在呢？ 叶老棉科经过两年的沉浮啊，还是一个方面军司令，但是几个胜仗打下来，是吧？这儿这个心气儿啊，就今非昔比了。此次来到斯摩棱斯克这个伤心地，叶老棉科下了决心，一定要一雪前耻。这时候的苏军今非昔比啊，这个鸟枪换炮啊，是吧？这个老太太摸电门又抖了，是吧？兵力兵器都是空前雄厚。前面咱们老说苏军战斗力不行。 主要是因为呢，大清洗把有能力的军官都枪毙了。开战初期训练比较完备的部队，又在短短几个月被包围歼灭，所以这时候剩下的呢，都是老弱病残和没经验的愣头青。但是两年的仗打下来，能活到现在的，那就都不是省油的灯了啊！尤其是这个各级指挥官，战争期间要想晋升，只能靠真才实干啊。 喝酒吹牛打小报告那没毛用啊！真正制约苏军的呀是体制问题。由于苏联从上到下的这种官僚体系，导致很多军官不敢给上级提不同意见，宁可打败仗也不能犯政治错误。那当时在苏军中的英美观察员都发现了这一点，在很多文献里都有记录。 这本来呢，应该是德军战斗力强于苏军的重要一点啊，因为德军这个自普鲁士以来就有非常深厚的军官团传统，其中就包括要下达任务式命令。 啊，就是说你给下级下命令的时候，要说清楚我们要完成什么任务，而不是说要命令下级你几点到哪儿干什么啊。这样的话呢，下级军官就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啊，为完成任务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选择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啊。而且在行动受阻的时候呢，一线指挥官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对啊。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 要是事儿事儿都请示汇报，等上级做决定再行动，这仗就没法打了啊！但是几次败仗打下来，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干预起部队的指挥作战来，而且他完全不能理解二战这种大范围机动作战。 动不动就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步啊！这么一来，慢慢的，德军那些优秀的将领和军官们就越来越发挥不出自己的能力啊！大家看看这个曼施坦因元帅的回忆录是吧？这个失去的胜利最后几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在跟希特勒争执啊！争执的内容也特别单一啊，都是这个曼施坦因要求。 撤退，希特勒不让啊！一代名将，天纵英才，就天天跟这么一个下士啊，跟这儿争来争去，怎么打仗要多憋屈有多憋屈那。 除了人的因素，打仗还得看武器装备嘛啊，这个人是一堆肉，你拿钢铁武装起来，他才是战士啊。这个时候，苏联在飞机、坦克上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德国啊。当然，咱们不能光看一辆虎式坦克能打好几辆特三四。那当你数量对比太大的时候，这点技术优势啊，除了偶尔爽一下，没什么用。整个二战期间。 苏联光特三四的早期型号就是装七十六毫米炮的特三四七六，就生产了三万五千辆啊！那你这虎式坦克你才一千多辆啊，是吧？你德国人就是连几吨重的一号坦克都算上，数字都没有这个特三四生产的多啊！别忘了，后来苏联还生产了将近五万辆特三四八五呢。 啊，还有可沃，还有斯大林这些重型坦克，再加上英美援助的坦克，你想想这个对比，德国坦克兵再精锐也是不可能打赢的。那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猛虎架不住一群狼，是吧？对于这个机械化部队来讲啊，很多时候其实卡车比坦克更重要，因为你能不能在敌后进行快速大范围穿插，你后勤补给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时候呢，苏联坦克部队已经大量装备了美国援助的卡车，就那十轮大倒体，是吧？苏联坦克部队的机械化水平超过德军了，啊，这是你靠人的素质没法弥补的。德军的这个装甲运兵车、卡车数量都很少啊，是吧？这个这个基本上还是一支这步兵真是靠十一路两条腿步兵是吧？炮兵有的时候还靠马匹牵引呢，是吧？这么一来，苏军指挥官想要调动部队。 就灵活的多，发动大纵深突击，心里也就有底；而德国的坦克部队只能小范围机动，充当防线上的救火队员，哪儿被突破就堵哪儿，非常的被动。驻守斯摩棱斯克的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啊，司令呢是克鲁格元帅。之前在库尔斯克战役，克鲁格和手下的莫德尔浅尝辄止，几天的进攻失利之后，很快就退了回来，所以实力呢保存的不错。 这片地区有大量的沼泽和森林，克鲁格呢就把希望寄托在了地形上。由于德国人很早就占领了斯伯林斯克，所以有时间建设大量的防御工事。有一些地段呢，甚至有五六条防线，纵深超过一百公里。本来德国人控制的这个地方仅有铁路和公路网啊，不过呢，最近随着苏联的反攻，各路游击队越来越活跃，德国的后勤部队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八月七号，叶廖缅科率领三个集团军的兵力发动了进攻。几天下来呢，没能突破德军防线，最多的地方呢推进了二十五公里，还遭到了猛烈的反击，双方呢陷入了僵局。苏军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回忆说：“我们要同时和森林、沼泽和德国人搏斗，但是陷入僵局，绝不代表往这儿进攻没用。” 德国人为了顶住进攻，把中央集团军群大量兵力往这儿增援，这样在别的地方就出现了漏洞。八月二十号，叶廖缅科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叶利尼亚，在大量炮火的轰击下，德军防线被撕开了一个三十公里宽的大缺口。苏联几个坦克军迅速从缺口涌入，直插德军后方，占领了叶利尼亚，一直推进到了第聂伯河岸边。 德国人本来以为南面的布良斯克方向比较安全，结果由波波夫上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悄悄穿过一大片丘陵地带，突然发起了进攻。好在德军撤退的比较快，借助复杂地形顽强抵抗，勉强守住了布良斯克。这个时候，苏德两军的兵力实在是太悬殊了，德军兵力匮乏，完全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很快，九月七号。 叶廖缅科和索克洛夫斯基一起向斯摩林斯克发动了总攻。苏联人大量装备了卡秋莎火箭炮，这是一种装在卡车上的火箭炮，啊，可以在七秒钟发射二十四发火箭弹，每一发的威力啊都相当于一个啊一发。 重型火炮的炮弹啊，当然火箭炮唯一的这个缺陷就是打不准啊，它是打覆盖的。但是对于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啊，这个这个德军的这种大纵深的防线，这个炮特别有用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这个呃各地的军事博物馆看看，那基本上呢都有卡秋莎啊。这卡秋莎被德国人称为斯大林的管风琴，大量炮弹倾泻在德军阵地上，啊，德军阵地一片火海，很快防线就被突破。 德军拼命抵抗也无济于事啊！几天之后，苏军包围了斯摩林斯克，但是苏联人很聪明，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兵分两路继续向前方挺进。德军是且战且退，但是实在没有什么力量发动反攻了。到了九月二十五号，经过一天巷战，斯摩林斯克被苏军攻占。这座被德国占领了两年多的战略要地，又回到了。 苏联手中，其实斯摩林斯克战役啊，德军人数上的劣势并不太大，八十五万对苏军一百二十五万，比起之前动不动就三四倍的差距差远了。但是中央集团军群缺少坦克和飞机，火炮更是远远不如，何况一门卡秋莎就顶好几门普通火炮，精心修筑的防线没有发挥多少作用啊！这就证明。 在苏德战场，再坚固的攻势也不能面面俱到。谁掌握了机动优势，谁的能力就谁的获胜可能就大啊！苏军这边损失依然很大，啊，伤亡四十五万啊，歼灭德军二十万。但是呢，作为进攻一方啊，这说得过去啊。更何况这点人对苏联来讲是小 case。斯摩棱斯克被解放。 意味着德军再也没有可能进攻莫斯科了。两年来压在斯大林心头的千斤重石啊，终于落了地。这一仗把德国中央集团军群逼退了一百五十公里，而且呢，他们跟南方集团军群之间被一片巨大的普里皮亚季沼泽地分开了。德军完整的战线啊，就出现了一个天然大缺口。 之后，苏军进攻基辅，也就这个德军很难调兵支援。斯摩林斯克是苏联收复的第一个，一九四一年被德军占领的重镇啊。苏联人发现，这些被解放的地区，所有的工农业都消失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城市和农村成了一片焦土。莫德尔上将是为数不多的坚决执行希特勒焦土政策的德军高级将领啊，他的这个。 部队啊，所过之处啊，除了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盖世太保、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是吧？这个也犯了不少罪行啊。所以为什么后来这个这个苏联人一直要求缺席审判莫德尔嘛？太恨他了啊！你自杀来着，把你刨出来再鞭尸一次啊！中央集团军群被打得大败啊！咱刚才说了，德军完整战线被一分为二，南方集团军群就只能孤军奋战了。 那他们能不能顶住苏军的猛烈反攻呢？咱们下一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